课文一，在教室。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？六点多。你比我早起一个小时。我睡得也早，我每天晚上十点就睡觉。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